人过四十，不管在谁面前都不能亮出这三张底牌，真的很蠢。《论语》中有一句话：“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。”意思是在三十岁时能够自立自强，在四十岁时能够处事通达，不再迷惑。人生四十，像是站在了一座山的山腰，往后看是走过的路、累积的经验和那些曾经的坎坷。 往前看是未来的挑战和对家人的责任，在这个阶段，人生已经不再是那个无忧无虑、可以随时任性的时候了。你的每一句话、每一次选择都需要考虑后果，更加谨慎。所以，不管在谁面前，都不能亮出这三张底牌，以免祸从口出。一、不要暴露自己有多少财产、财富。 对许多人来说，是一种安全感的象征，是对自己多年努力的肯定。过度公开自己的财富，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风险和麻烦。无论是贪婪的眼神，还是那些隐藏的陷阱和危机，都会在无形中威胁到我们的安全。而在人际关系中，过于炫耀财富，也会给人留下浮夸、不实在的印象，让人感到不适和反感。 公开财产情况也容易引起亲友之间的误解和矛盾。当有亲戚朋友找你借钱，你不借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说：“这么有钱也不肯帮帮我们，太抠了吧。”当你借给了他们，问他们什么时候还的时候，他们又会说：“又不是不还你，你也不差那几个钱。”这种矛盾和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，就会爆发，导致亲友之间的关系破裂。二 不要炫耀自己的本事。经过几十年的打拼，我们或多或少都累积了一些本事和经验。俗话说得好，“满瓶子不响，半瓶子晃荡”。过于炫耀自己的本事，反而会给人一种过于自恋、缺乏自知之明的感觉。这样的行为不仅会让人质疑你的本事，还会让人对你反感。有能力的人，往往是那些淡定、低调、不喜欢炫耀的人。 而那些总是夸夸其谈、自吹自擂的人，一般没什么真才实学。托尔斯泰曾说：“本事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，而是靠实际的行动和成果来证明的。”所以，四十岁这个年纪，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：山外还有山，人外还有人，比你厉害的人多了去了。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很牛。三，不要到处说家里鸡毛蒜皮的事。 很多人在和朋友、亲戚聚会的时候谈论自己家里的事，家里的事，特别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说出去很容易被误解，甚至被借题发挥。家务事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私密的，但有些人就是喜欢把家里的事告诉别人，例如怎么跟妻子吵架了，儿子如何不听话等。这不仅暴露了自己的隐私，也会让别人看清或嘲笑。 家里的事情应该在家里解决，不应该涉及外人。毕竟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，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、体谅你家里的事。结语，这三张底牌其实都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做人要低调、守本分。一个聪明的人知道何时该说、何时不说，何时做、何时不做。不是说我们不能和朋友分享自己的喜悦和忧愁。 但是有些事情确实不适合在公开场合谈论。老话说得好，逢人只说三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。人生就像是一场棋局，每一步都要慎重。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亮出你的底牌。